高年级日语精读一，第二版，由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译文出版社、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译文电子音像出版社录制出版。